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啊，今天又是咱们二战的这个特辑节目了。其实我呀，打小看这个二战的历史啊，一直心里头呢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希特勒在一九四一年，大半个欧洲都被占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去招惹这个世界上地皮最大的国家苏联呢？如果他要是不打苏联， 那纳粹德国是不是就不会完蛋啊？因为这个苏德战场是牵制了最后德国陆军主力的百分之七十啊！我不知道这个呃，对二战感兴趣的同学呢，是不是也有我这样的疑问？今天啊，咱们这个就聊一聊这个话题。说起当年啊，希特勒打苏联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在当时的这个德国内部。 几乎就没有人反对，特别是以前处处跟老西作对的那些个这个普鲁士军官团出身德国将军们，几乎都清一色儿赞成。古德里安回忆录里就说呀，说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在制定这个对苏作战计划的时候特别乐观，他认为击败苏联只需要八个礼拜到十个礼拜。 啊，有的人比他还乐观，说仨礼拜就够了。最悲观的人认为，顶多也就是半年。希特勒在给这个各级军官啊洗脑的时候，按他的说法，他说德国为什么要打苏联呢？主要有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是他在他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里就写了，就是斯拉夫民族是劣等民族。哎，我们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间在东方。 所以呢，我们要打苏联是为了要苏联的资源等等这些，这就基本上就是这个老生常谈。另外这个两个原因呢是比较具体的原因。首先呢，就是说苏联正在秘密准备进攻德国，所以与其挨揍，不如主动揍人。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德国认为现在是干掉苏联的最好时机。要说到这一点啊，当时看来是完全 OK 的。 德军此时携横扫整个西欧之余威，虽然不列颠空战失利，但是他最强大的陆军没有任何损失，士气和作战经验都在最巅峰，而且地理形势上对这个德国非常有利。德国在波兰跟苏联接壤，是吧？两个法西斯大国把波兰瓜分了，所以这个时候正好是苏德两国在波兰。 是接壤的，西北的芬兰和西南的罗马尼亚啊，因为跟苏联交恶而成为这个德国的盟友吧。苏联就是很牛，他把所有的邻国都能给得罪了。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呢，等于苏联被这个德国三面包围。另外呢，苏联跟德国联手瓜分了波兰，所以在原来苏波边境上的旧的防御工事，这个时候被放弃了。 而现在，新的苏德边境上的防御工事又没有建起来，都很简陋，非常容易被这个德军突破、分割、包围。然后，苏联经过乌克兰的大饥荒啊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苏联军队现在人心非常不稳，缺兵少将。用这个希特勒的话讲，说苏联就是一栋摇摇欲坠的破房子。 我只要在门框上踹上一脚，这整个破房子就会塌下来。所以这些原因呢，这个就是反正后世一直众众说纷纭。但是呢，有的明显就是就是胡胡掰了啊，比如咱们之前说的种族问题，有的呢被证明是假的。就比如说苏联要主动进攻德国，战争一爆发，发现没有这回事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当时希特勒没有跟将军们说，也绝对不能说的。 什么呢？就是纳粹必须不断侵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就是希特勒纳粹德国这个政权的本质啊！原来我在中学教书的时候就跟学生讲，只要问你最根本原因，一定要去往经济上找，都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所以咱们知道希特勒上台的大背景是德国的经济危机，六百万人失业，在这是国内；对外呢，这个凡尔赛合约的巨额赔款。 希特勒能够上台，除了欺诈、胁迫这些见不得人的手段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获得了坚实的民意基础。老百姓为什么支持希特勒？因为希特勒给老百姓画了张大饼。更牛逼的是，希特勒这张饼啊，真能吃，就美梦成真了。怎么回事呢？咱们先看这个希特勒怎么给这个德国老百姓啊画饼。它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啊。首先是在德国内部，希特勒。 这个竞选的时候说，说我上台之后不光要消灭失业，还要实现共同富裕。怎么个共同富裕法呢？我让德国每个老百姓、每个家庭有一辆汽车，这在当时美国都做不到。另一方面呢，对外说德国要重振军备，废除凡尔赛合约，洗刷一战战败的耻辱。这些在当时都是德国人民心向往之，也是大家对魏玛共和国最不满的地方。 但是你想，这个时候的德国经济濒临崩溃，西德又不是孙悟空，也不是机器猫，凭空变不出金子银子来，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一般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说，他主要通过国家投资进行建设，比如修高速公路啊，修机场啊，发展军备啊，就发展军工产业，为战争做准备。但是就这几招。 咱们都能想明白，是吧？你资本家不投资，就国家投资吧。可是钱在哪儿？投资，我我也想投资。钱在哪儿？哪儿来的钱？希特勒这个没有钱，德国没有钱，那么这都穷成那样了，是吧？经济都退回到威廉二世时代了，没有钱怎么办？希特勒想了招，就是借钱。怎么个借法呢？当然，这个借是加引号的，有借没有还。怎么个借法呢？希特勒第一个借钱的对象就是西方列强，特别是跟美国借。 当时美国国内经济也不景气嘛，都是大危机嘛啊，所以很多美国大佬一看德国这边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借钱，就争先恐后的到德国去投资，最后连英国、法国也去了。这一投资的结果，最保守的估计，到三九年大战爆发，美英法三国给德国的贷款是十五亿英镑，而德国到那个时候为止支付的战争赔款。 只有十亿英镑，所以希特勒是花着西方列强的钱向西方列强宣的战。第二个借钱对象就是《凡尔赛合约》，说白了就是赖账，该赔的钱不赔，用尽一切手段啊，哭穷，然后就是这个尽量能够以物易物，只要不往外真金白银的掏就行。然后呢，能少点就少点，能晚一天就晚一天，能赖一点就赖一点，能不给真金白银就不给。第三个借钱的对象就是跟德国老百姓借。 德国老百姓啊是穷的叮当乱响，但是老百姓里边有有钱的，还有资本家呢。你要把他们的钱掏出来，这是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希特勒一上台就宣布货币改革啊，咋改呢？不允许拿货币买股票，不允许买黄金，最后也不允许买外汇。这么一来，你的财产就只有德国马克，而这些德国马克值多少钱，就是希特勒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的事儿。 所以，希特勒就用这种手段控制了德国的大资本家，强迫他们增加就业岗位。你你哪怕把一个人能干的活分俩人干，一年之内德国失业人口就减少了三分之一。除此之外，希特勒大幅度提高企业税，强制购买国债，把德国有钱人的钱就给借出来了。资本家无力反抗，这个时候你们当时投票支持希特勒上台，你自己约的炮得含着泪得打完，所以没办法。 只能把打碎的牙往肚子里咽。所以希特勒这么一干的结果，就是通过这三招，把德国的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拉回来了。但是，这也就成了纳粹德国挥之不去的魔咒。什么呢？就是你必须持续不断的用超过正常经济水平来供养德国人，不光普通老百姓。 更包括希特勒身边的这些个纳粹领导们，比如我们知道戈林，希特勒的接班人，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一个三百磅重的大胖子，一磅和咱九两，二百七十斤上秤秤就崩了。这哥们贪得无厌，一个有着一千套服装的男人，他的这个解压方式就是玻璃缸里搁一大堆宝石啊，一一烦了就把手抄到这个。 缸里去抓这些宝石，哗啦哗啦盘宝石，是吧？人家盘俩核桃，他盘宝石，就这么一个人，富可敌国。但是他只是这些个纳粹头目当中最登峰造极的一个。纳粹把德国分成了三十个大区，相当于我们的省。后来他新兼并的土地也叫做帝国大区。这些大区是纳粹德国管理全国的主要单位，每个大区都有区长，这些区长就像封疆大吏一样，权力非常大，也都跟戈林一样。 啊，一个赛一个的腐败。希特勒的这个御用建筑师叫施佩尔，后来当了德国的装备部长。战后呢，写了一本书，叫《第三帝国内幕》，这是回忆录。这本书特别有意思，我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在这本书里边啊，这个施佩尔就说，他刚当上装备部长的时候，就是一九四二年，战争正打得激烈啊，如火如荼，like fire like tea，正正那个时候呢。结果他发现德国的工业。 用于军工的比例太低了，甚至远远低于刚刚宣战的美国。所以施佩尔呢就说，我们应该停止一些个民用工程，把这个力量呢用到军事生产上去啊。经过希特勒同意，就给各大区区长开会做报告，说说明这个政策。结果没想到的是，他刚一说完，会议一结束，一堆区长就把他围了，就跟他讲。 说部长，我这儿有一个项目不能停，所有人都都说这个项目不能停，得破例。一看这都是什么项目呢？山间别墅啊，葡萄酒酒庄啊，私人地下掩体啊，反正没有一个不是腐败工程。你从这些个这个大区区长的行为就能看出来，德国人之所以死心塌地跟着希特勒混，与其说被他这不着调的理想蛊惑，不如说。 是被他的财富所诱惑，哪怕这些财富来路不明，所以希特勒这个时候成了神了，对吧？被德国人捧成神了，他绝不可能跟德国人说：“同志们，我们要该勒紧裤腰带，该还钱了。”不光不能这么说，他还得保证德国人的日子越过越好。那就是说，之前那饼那大饼实现了一半，剩下那一半你也得实现，而且这饼还得越来越大，怎么办？ 原来希特勒借钱做的这些事儿，那基础建设呀、振兴工业呀、给工人发工资啊，这些事儿在本质上不能变成新的财富增长点。比如说高速公路，希特勒上台三年内，德国的高速公路的建设人员从十三万增加到了二百万，高速公路总里程从一百公里增加到了三千公里，简直是开展了一场这个全民修公路的运动。 那些高速公路的有好多到今天还在用，但是当时一下修这么多高速公路，对经济促进的作用它是长时间才能看出来的，在当时连收回成本都谈不上，像振兴工业这就更成问题啊！因为国家投资建设都是重工业、军事工业，这些个工业生产出来的东西不能吃不能穿，最大的作用就是用来打仗。 如果没有战争，飞机、坦克在仓库里放几年就过时了。只有消耗在战争里攻城略地，才能物有所值。所以说到这儿，咱就看出来，希特勒借来的钱确实是解决了德国人的失业问题，带来了一片经济欣欣向荣的景象。当时的报纸啊，就形容说，一九三六年的德国就跟一个大蜂房似的，所有人像蜜蜂一样辛勤的工作。 但是这绝对是虚假繁荣，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危险。老百姓看不出来，老百姓就觉得希特勒跟变戏法儿就变出钱来了。那么对希特勒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能让这个局面破灭，这个气泡还得吹。所以他必须不断的借到新的钱，才能把这张繁荣的大饼继续画下去。借不着就只能抢，第一个被抢的是犹太人。 三七年的时候呢，这个德国的财政赤字就超过了全年收入的一半。这个时候，希特勒就把魔爪伸向了有钱又不招人待见的犹太人。三七年以前啊，就希特勒刚上台那会儿，反犹只是算一种政治口号。对犹太人的迫害呢，基本上就是精神上的打打骂骂什么的啊。甚至有一个德国有一个区，就希特勒下令反犹嘛，然后那个区就就给这个纳粹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发信儿。 说我们这儿没有犹太人，没法反犹，赶紧送一卡车犹太人来，好让我们反，是吧？他基本上都是这玩意儿。但是到了三八年，希特勒就切实向犹太人的钱袋子伸手了。第一步就是强迫犹太人进行家庭财产登记啊，然后让朝阳群众进行监督，谁敢虚报漏报就处罚。第二个呢，就是让犹太人交税，犹太税啊，具体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温柔一点的，就是强行让犹太人购买国债。 粗暴一点的，就是把犹太人的财产按一定比例充公；再到后来，那大家就都知道了，啊让犹太人交税，这还是慢，干脆把他们肉体上消灭，把他们身上最后一颗金牙都拔下来。所以这就能理解德国人为什么要建立集中营，以工业化的手段来屠杀犹太人，因为这样抢钱的效率是最高的。说白了，就是还是算的是经济账，根本原因还是往经济上找啊。 对犹太人这种抢劫是纳粹德国最大的罪行之一，而且一个人一旦通过抢劫过上了好日子，就再也没法过那种辛勤工作的日子了。不劳而获多省啊！只有不断的去抢，德国人就是这样。犹太人虽然有钱，虽然能抢，但是他钱再多有抢完的一天。你不能抢完了犹太人抢日耳曼人吧？所以在对犹太人进行抢劫的同时，希特勒的眼光就看向了国外。 有一笑话说嘛，俩乞丐聊天啊有一个乞丐说我要去找隔壁的财主借一百万美元，然后这个另一个乞丐就问说你借这么多钱干嘛？说我借这么多钱要买个坦克，买坦克你你借了一百万美元买坦克，你这钱你怎么还呢？这一百万美元是吧？那乞丐说你傻呀，我都有坦克了，我还还什么钱？所以二战时候的德国就是这样，只不过他买坦克的钱不是跟隔壁财主借的，不是跟一个财主借的。 跟英法美列强借，跟凡尔赛合约赖，跟德国有钱人借，跟这个犹太人抢。那么下一步，这俩叫花子开上坦克了，还会回去过以前的苦日子吗？是吧？你这不是开玩乐吗？他一定是开着坦克到处抢，从此过上吃的是油，穿的是绸的日子。说隔壁富翁。 跟我要钱，说是该还了，那给丫一炮不就完了吗？那所以，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这些国家都被希特勒开着坦克抢了个遍，每抢一个国家，尤其是当地的犹太人，就遭了殃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希特勒不能在苏联实行怀柔政策。 像古德里安啊、曼施坦因啊这些个将军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都说，他们刚进苏联的时候，老百姓单食胡浆以迎王师啊，举着面包和盐，这是斯拉夫民族最高的礼遇，拿着面包和盐迎接你。古德里安说，乌克兰老太太非让我喝牛奶，我喝了她才。 放我走，不然就不放我走。早上起来刚挤出来了啊，就就那么喜欢这个德国人解放者来了，因为斯大林的统治太残酷了。可是后来德国党卫军一来啊，负责治安的这个什么乌克兰伪军这帮人一来，占领区的苏联人立马都参加游击队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德国人呢比斯大林还狠。古德里安就批评德国占领当局说：“你们这么干不是官逼民反吗？你们不是把苏联人都逼到斯大林那边了吗？”其实像。 他这样的将军真是像元首批评的那样，他不懂战争经济学，没有这样的抢劫，哪有德国的大国崛起？只不过之前抢钱的事没发生在他们眼前而已。所以你现在应该能明白，德国为什么不断的发动侵略才能维持下去啊？丘吉尔、罗斯福这些人伟大，就是伟大到了这一点。他深信纳粹德国早晚会灭亡，因为你你你只有靠抢劫嘛，那哎，抢来抢去，终于。 希特勒抢到苏联了，虽然当年这个他写《我的奋斗》的时候就就说要干掉苏联，啊，但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要干苏联那是四五年以后的事了。而且呢，实话说，苏联这么穷，生活水平比德国差远了。后来这个苏联人反攻到德国境内的时候，那抢的更厉害，连钢笔都抢，啊，钢笔、手表什么都要，笔记本都没见过啊，笔记本这都抢。所以你抢苏联，他没不是什么好选择，但是没办法。 现在能抢的都已经抢过了，不继续抢，希特勒的戏法都变不下去了，所以只能提前对苏联动手。所以德国就一路走上了抢劫这条不归路，就像是这个失控的怪兽一样，越跑越快。你可以说德国人民是无辜的，他们只是轻信了这个希特勒画的大饼。但是说实在的，这个没有这么多人的支持，也不可能有希特勒的成就。 德国人民是贪婪的，这是肯定的。随着大饼一点一点成真，大家对希特勒就越发的崇拜，也就更愿意投入到侵略战争当中去。一片歌舞升平的虚假繁荣之下，没有人去关心希特勒到底用什么手段、什么戏法变出这么多钱，所以也没有人就想那句古老的名言：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要想上桌吃饭，你必须得下厨帮忙。你从这个角度上说。 德国甚至全世界其他国家把战争责任都推到希特勒一个人身上，这也确实不对。正是人类的贪婪和短视，才把希特勒这个魔鬼放了出来。这个事儿发生在八十年前的德国身上，但是今天仍然让我们对世界的很多事情充满警惕，人类不要再一次重蹈覆辙。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 咱们下一期再见。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